解说员就喜欢这样有点固执的选手，这样他们不用绞尽脑汁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无所事事。在介绍于峰情况的时间里，于峰也已经下得场来，和楼冠宁握手问好。楼冠宁名声在外，人民币战士什么的，大家都下意识的愿意脑补成那种嚣张跋扈的暴发户。不少人盼着这会儿能向于峰嚣张挑衅。 然后被狠狠打脸什么的。结果呢？人楼冠宁风度翩翩，在场上和于峰一副言谈甚欢的模样，分明还只是选手中的小人物的他，此时和全明星大神站在一起，气场上却也丝毫没输给对方。这样看上去，几乎无法让人想到这是一场新秀挑战赛。新秀，经验不足。 场面见识的太少，所以即便是像赵玉哲这样放话向大神挑衅的，气场上却也经常输个半头。而楼冠宁呢，一个新进弱队的选手，不是孙翔、唐昊那样的大神，也不像卢汉文这样锐气迸发，他就是很寻常的站在场上，但就是不会让人觉得他比于峰有多差。他的自信不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实力。 毕竟半个赛季都过去了，楼冠宁有几斤几两，留意的人都已经清楚。当老板就是了不起啊！观众席上各种窃窃私语，显然都已经认同了楼冠宁这新秀是非同一般的。于是这场对决没有什么挑衅和火气，却也没有常有的粉丝对偶像的心理。 楼冠宁虽然也有明确说到自己挑战于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选手，但是他所说的喜欢，也没有很多新人对大神的那种谄媚，只是一种欣赏和赞叹。观众甚至有种错觉，这货接下来会不会再跟一句“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队什么的”？楼冠宁终于还是没有说出这么没有分寸的话。 这两个上了比赛台，也用了各自的职业账号进图开打，战斗激烈，刀刀见血。但狂剑士的战斗风格就是如此。由于技能“血气唤醒”的存在，在生命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后，有时甚至会为求令人满意的爆发输出故意卖血。狂剑士就是这么一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职业。 被誉为第一纯爷们职业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是团队里最让治疗纠结的职业。因为对于太多的牧师来说，有时完全无法掌握狂剑士是真被人砍了，还是在故意卖血以求输出，判断不清就没法对症治疗。于是，有时候治疗被骂了，没治疗也会被骂。每一个狂剑士都希望有一个懂自己心意的治疗。 每一个治疗都希望团队里永远不要有狂剑士，如果有，最好不是一个喜欢卖血的好汉。于峰和楼冠宁这场对决打得激烈，不过看门道的内行还是可以看得出，两人都留了三分力。是的，作为被挑战的大神，于峰留力了，而挑战的新秀楼冠宁居然也没有出全力。 比赛最终是于峰获胜，但是输人不输阵，楼冠宁完全做到了。双方结束比赛下来，继续言论甚欢的交流，然后一起退场。全明星周末第一天的新秀挑战赛，就在最终这二人一团相当友谊的对决中结束了。活动结束，职业选手走特别通道退阵。 叶修他们却只能挤在人流中和其他观众们一起退场。退场熙熙攘攘，各种吵闹，直至出了场馆来，陈果听到手机响，翻出来一看，未接来电都已经有八个了，一看全是同一个人，楼冠宁的。喂，小楼啊！陈果粗声粗气的接起了电话。 挑战赛最后一场，楼冠宁的风度，他可是都看在眼里的。说起来，陈果以前也是对人民币战士都有一种暴发户感官的玩家之一，和易展这边打起交道，慢慢的略有一些改观，直至这次亲眼看到楼冠宁在场上的风度气场，终于彻底承认，一棍子打翻一船人是不对的。 楼冠宁虽然是荣耀最有名的人民币战士，但人家有钱出了风格，有钱出了水平。陈果觉得自己吧，作为老板，总不能在楼冠宁面前输了气质吧。接起电话的时候，特别着急的又提醒了自己一回。啊，是我，你们出来了吗？楼冠宁那边问着。出来了，怎么着？晚上有活动吗？ 陈果尽量比较积极的说话：“哈，一起吃个宵夜吧。微草正门出来，过天桥，这边有个茶餐厅，我们在这边呢，二号间。”楼冠宁说：“好，就过来。”陈果当然没回绝，受人邀请而来的，哪有拒绝见面的道理？一行四人继续随着人流，要过天桥的人也不少。 但还有好多热情的粉丝还在正门外守着，举着各种支持战队或是偶像的招牌，期待着能遇到什么。但看楼冠宁他们都已经跑马路对面茶餐厅坐着打了八个电话了，可见职业选手肯定不是走正门的。这些个粉丝有些太不注意情报的搜集了。叶修四人过了天桥，一眼就见了茶餐厅。 进去说二号间，立刻被人引了进去。二号间有五人正在恭候，看到四个人进来，连忙都站起了身。其中一个表情尤为激动，看上去都有些手足无措了。这茶餐厅不是什么太上档次的地方，环境什么的都一般，包间一下坐九个人，略显得有点挤。大家线下只是头次见面。 但楼冠宁一开口就抹掉了生疏的感觉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？刚才我的表现看到了没有？大神给指点一下呀。”楼冠宁望着的是最前的叶修，虽然双方还没有介绍，但他还是一眼就判断出这位正是传说中的叶秋大神了。哼，打的也太客气了。叶修说着也一点不认生，好像他才是主人似的，招招手。 大家坐，站着干嘛？说完，个人落座。叶修迫不及待掏烟出来，倒没忘先让一圈结果一盏五味全摆手，叶修也没问人是不想抽还是不会抽，反正自己先取了一根，烟盒往桌上一扔，要的自己拿啊！说完就赶紧先点自己那根去了。结果火还没打呢，陈果已经劈手过来，喂！ 注意素质啊！ <laughs> 楼冠宁笑着，也未对此做什么点评，只是接着说：“哦，先介绍一下吧。唐柔、陈果、我、包子、叶修，从左到右，飞快的点了一遍。包容兴，包子虽然完全不介意别人叫他包子，但还是把自己的证明自我介绍了一下。 <laughs> 想必就是包子入侵了吧？” 楼冠宁笑：“哎，看来你听说过我的厉害，不错。”包子很高兴。楼冠宁有些纳闷：“我们不是认识的吗？难不成你还不知道我是谁？”“我是朱元霞。”陈果这边自己介绍了一下游戏角色，猜到了。楼冠宁点点头，对大神大呼小叫的他也就见过这么一位了。韩英柔。 唐柔微一欠身，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角色。哈，高手，有点意外。娄冠宁说着，至于意外的是什么，没说，但聪明人都能明白。韩嫣柔那么霸道的一个战斗法师，真人是个漂亮妹子，就这个反差值得意外。啊，我就是斩龙兰了。娄冠宁开始介绍他们这边。 说完，自己一指身边，邹云海就是前方隔海。大家好，邹云海和四人打招呼。文克北，归去来兮。楼冠宁接着下一位，而这位正是四人进门后就激动的有些局促的那位。现在被楼冠宁点到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大神给签个名呗。 <clears throat> 注意素质啊。 楼冠宁也学陈果的口气训斥了一下，众人笑。陈果笑完，心下感慨万千，想当初自己对叶秋大神也是这般天真的模样啊，但现在呢？看看身边叶修，烟没点却也顽固的叼在嘴上，真是怎么看怎么碍眼。这位是顾叶熙，就是柔道叶熙；那位周叶离，牧师千叶若离。 楼冠宁接着把剩下两位介绍完，正是他们在网游里的五人组，四男一女。你们一展现在的选手也不止你们五个了吧？呃，但是坐不下了。楼冠宁笑，这借口当然就是随口来的，显然本意就没准备带多余的人来。那部分一展选手和叶修他们这边没有任何交集。 这也意味着这次会面真就是冲着大家网游里的交情来的。这是解了点哈。陈果看相处轻松融洽，也就不那么讲究了，就事论事的评论了一下。嗨，就是图个近，附近也没啥好去处。楼冠宁说：“哼那这顿宵夜准备拿什么来招待啊？”陈果笑道：“他这自来熟。” 和人不见外起来是很娴熟的，这点叶修早领教过了。你想吃什么呀？这儿什么都有吗？这儿没有，可以让有的地方送过来啊。陈果正住，霸道啊！这土豪的霸道总算是显露出来了。这个话题还是不要继续的好，不然大概就会和在叶修面前高谈阔论荣耀一个下场。 总有地方会被鄙视到。开玩笑的，随便吧，大家又不是为了吃的。陈果说：“哎，宵夜不是为了吃，那是为了什么呀？”包子见缝插针的来一句：“和那两位至少还是在特定的领域里不要讨论，但和包子最好是什么问题都不要讨论。”